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九十二集。入夜，雷烈王府灯火通明，喧嚣声全城都能听到。魔界以黑为尊，所以婚礼等大礼仪都定在夜晚举行。 从天色擦黑起，雷烈王府外便爆竹声不断。随着吉时渐渐靠近，城中到处都是贺喜的人，半空中不断有巨大的烟花升起，炸成绚烂的光束。光点落下来时，变成一串串红色的喜服。喜服里有的包着糖果，有的包着魔晶。大街小巷里，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追着喜服跑，全城都洋溢在热闹的海洋里。 洛寒和林清霄换了仙界的礼服，坐在宴会厅，静静等待仪式开始。仙界和魔界相反，崇尚白色，所有吉服、礼服、祭服都以白为底色。洛寒这套衣服并没有用轻薄飘逸的白纱，而是用了端重的云霞锦。云霞锦是天界之女用云霞织成。 只取太阳未升起前东方最清最纯的几缕朝云，一旦阳光将东方映红或者阴天，那就不能用了。所以这种锦缎织出来的衣裙通体洁白，但行走时却隐隐有金光流动，是天界最贵重的布料之一。洛寒里面的衣裙就用云霞锦织成，她这一身外松内紧，外面穿着宽大的大袖衫，直襟及地。 里面打底的裙子却交领束腰窄袖，唯独在裙摆处骤然放亮。裙服宽大厚重，端坐在铺垫上时，裙摆宛如云层。通过广袖大衫可以看到里面的束腰长裙，但是又将裙摆牢牢压住。这样一来，行走时层层叠叠，又不会踢开里面的裙角，非常端庄贵重。她这一身全身都是白的。 可是看着并不单调，相反，衣料光泽感极好，在灯光下流光溢彩。衣襟绣缘处又绣了金色花纹，整个人看着干净大方，贵气内敛。林青霄也是同样的白色礼服，上衣下长，腰系玉带，只不过他没有大袖衫，而是在腰际用一根玉带束起，虽然衣袖宽大。 可是看起来却修长挺拔、颀长俊秀。林青霄的衣袖处绣着苍蓝色的花纹，这是中山家徽。甚至仔细看，还能在他的衣料上看到浅浅的山川暗纹。山川的模样正是中山。仙界的礼服讲究非常多，林青霄这一身不单单是为了好看，花纹更多的是为了彰显等级。 除了洛寒和林清霄仙界随同之人也全穿了正式服饰。婚礼大殿黑压压的，来来往往的人也穿着浓重的颜色，唯独仙界这一带是白色，放在一众魔族中简直显眼之极。礼堂中人越来越多，每进来一个客人，都忍不住要朝仙界的席位瞅一眼。洛寒和林清霄并肩坐在席上。 他们俩可比同样穿着黑衣的新郎新娘显眼多了。及时将近殿外忽然鼓乐声大起，众人都知道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。站在地上闲谈的魔族纷纷入座，洛寒和林清宵也提起精神，全神贯注面对接下来的事情。云梦寒和叶重玉沿着红毯走入大殿，云梦寒头上戴着高高的魔族发冠。 身上衣服亦又长又重，他本来就瘦，这样一套衣服穿在他身上，像是要将他压垮一样。他身边的叶崇玉也是锦绣华服，叶崇玉本就是英武霸气型长相，和魔族黑色的衣服倒很贴合，可惜他脸上没有笑，不像是成婚，反倒像是应付走流程。明明宾客满座，礼乐声盛大。 可是新人中，女方苍白瘦弱，男方不苟言笑，两种景象对比在一起，碰撞出一种非常怪诞的效果。洛寒莫名想要叹气，他回头想和林青霄交流，发现林青霄很认真地注视着场中，但是他的目光落点并不是新人，反而是装饰、音乐、背景之类的东西。他竟然真的在观察婚宴布置现场。 洛寒内心复杂，无话可说呀。新人在热闹但是莫名紧绷的气氛中行礼结气正式结为夫妻。婚礼到此暂告一段落，云梦涵被送往后殿，而叶崇玉留在前面招待客人。之后的事情就和女方没什么关系了。云梦涵被送进去后，大殿中的气氛明显热闹起来。 众人说话间，一对舞女从天而降，落在云梦寒和叶崇玉刚刚行礼的高台上。他们刚一落地，礼乐声骤然一变，细腰露腿的舞女们立刻飞快地旋转起来，一边旋转一边热情地朝四周打拍子。殿中的气氛一下子被引燃，婚礼顷刻间成了风月场。身段妖娆的魔女从殿外鱼贯而入，依次给各桌倒酒。 林崇玉也换了身轻便衣服，给相熟的人敬酒。有酒有色，魔族说话越来越没顾忌。叶崇玉现在已经加入魔界，可是云梦寒却还是个仙族。魔族娶了仙族做妻子，席间不堪入耳的言论简直层出不穷。仙族这边还算清静，洛寒都隐隐约约听到好些难听的词汇。 洛寒感觉到很多人都在偷偷打量他，他不想留在这里给人点评，于是低声对林青霄说：“我去后面看看。”林青霄也不想让他待在这种环境里，当即点头：“好，你自己小心。”洛寒起身去看后面的新房，和前厅的热闹相比，新人的婚房冷清了很多。 洛寒一路走来，除了少数几个侍女，都没有碰到其他人。随着他越来越近，里面的声音也断断续续传来。“你来做什么？这是我和重玉的婚房。”这是云梦寒的声音。另外一边接话的是个年轻丫鬟，丫鬟声调嚣张，扯着嗓子说：“叶公子哄着你玩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夫人了。” 要不是小姐看你太可怜了，让你一步，你以为你能当上正头夫人？丫鬟口中的小姐多半便是素隐月了。洛寒暗暗挑了挑眉，脚步停下，站在门口，没有再往里走去。云梦寒听起来被气得不轻，怒道：“放肆！我是叶重玉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你一个婢女怎么敢对我指手画脚？” 正妻算什么？我们小姐才是叶公子真爱。我们小姐和叶公子不离不弃，生死相依。叶公子都说了，小姐比他的命都重要。你一个半途插进来的第三者，有什么脸面和素小姐比？你，你 <laughs> ……云梦寒被气得狠了，半天接不上话来。这时候，素隐月的声音悠悠响起。 不得无礼，表哥让我过来陪云姑娘说说话，可不是来得罪人的。哦，对了，现在不能叫姑娘，该叫夫人了。素 <coughs> 隐月的声音细细弱弱，说完后还咳了两声，听起来弱不禁风。云梦涵深吸一口气，尽力冷静道：“素隐月，我早在中山的时候就和重玉相识。” 谁是第三者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今日是我大婚，我不想谈不愉快的事情。你若是诚心来道贺，那我感谢你；如果你要说其他的话，那就请回吧。素隐月冷笑了一声，轻讽道：“中山， <laughs> 早在我刚出生的时候，我就和表哥相识了，我们青梅竹马。” 门当户对，是所有人公认的金童玉女。你一个卑贱的下重天仙级，有什么资格和我争？你才是插入我们表兄妹中的第三者。你简直不知所谓！云梦涵是个很没主见的人，现在都被逼得骂人，可见他是真的恨苏隐月。我和程玉从一开始便相恋相许，要不是你胡搅蛮缠，我们何至于耽误到现在？ 如今我们已经成婚了，你还要纠缠下去吗？是，你出身尊贵，身份不凡，所以你们家的家教，就是让你无名无分、不知羞耻的缠着一个有妇之夫。素隐月可不是好心的人呐！听到这里，他勃然大怒，声音中的阴狠简直要化成刀，一刀刀戳进云梦涵肉里。我不知羞耻，我倒要问问，是谁污梅狗合？ 在野外就纠缠着男子做那种丑态，又是谁不知廉耻，像个发泄工具一样，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？云梦涵脸色大变，嘴唇骤然变得惨白。你你怎么知道这种事？我非但知道，我还有留影石呢。素隐月面无血色，浑身病气，可是眼神却晶亮幽深，有种不顾一切的疯癫感。 你说，要是我将那些留影踏成副本，散到参宴的那些魔族手上，会是什么景象？ <laughs> 你说，你还能当正妻吗？云梦涵表情彻底变了，他手脚冰冷，忍无可忍，推了素隐月一把。你疯了！素隐月险些被推倒，他捂着心口，剧烈喘息起来。 仿佛连气都换不过来。丫鬟看到“哇”的尖叫，指着云梦涵骂道：“恶妇，你要对苏小姐做什么？”云梦涵脸上的表情怔住了，她两只手停在半空，无所适从，喃喃地说：“不是我，我根本没有碰到你，不是我。”丫鬟却尖锐地叫嚷着要去前面找人来评理。 他刚刚跑出正门，就忽的软软晕倒，扑通一声，跌倒在门槛上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。